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二十课，重点语句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你唱过日语歌吗？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上一次安娜在星宿迷路了，后来又和朋友小英、罗德里戈顺利会合。他们来到了一家卡拉 OK 店。好，下面呢，我们来听第二十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你唱过日语歌吗？ アンナさん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ありますどんな曲が得意アニメの曲です我来讲解一下。罗德里哥问安娜：“アンナさん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アンナ、你唱过日语歌吗？ンナさん是称呼安娜的说法。 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日本是日本，の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歌是歌，を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歌了是歌，唱歌这个动词的他形，接在动词词书形或他形后面是动词名词化。 像，歌ったこと这样，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こと，表示曾经做过什么。歌ったこと，意思就是曾经唱过。は，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ありますか？有吗？在表示所有的动词あります有的后面加上助词か，构成疑问句。 阿里玛斯在第七课出现的时候是用来表示存在的，在第九课是举办活动的意思。这一课的阿里玛斯里面包含了有过某种经验等持有的含义。是的，除了经验以外，在表示有机会、有时间等，尤其是有比较抽象的东西的时候，经常使用 a 里 i m a s 好，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你唱过日语歌吗？ 的日语发音，请注意“要在“后面停顿一拍。句尾请用声调来读。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安娜回答说：“はい、あります。”唱过。はい。是表示肯定的应答用语。あります。是有的意思。要是没唱过的话，该怎么回答呢？ いいえ、ありません。没有，没唱过。我们来练习一下表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方法，请跟着录音一起发音。はい、あります。いいえ、ありません。接下来，小英问安娜：“どんな曲が得意？”你擅长唱什么样的歌曲？どんな？是什么样的？ 曲是歌曲 g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得意是形容词，意思是擅长。得意句尾用的是声调，所以这是一个疑问句，对吧？对，得意后面省略了疑问句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我们之前学过“得意”这个词，虽然最后一个音节是一。 但它并不是一形容词，而是那形容词？比如擅长的曲目，用日语说的话就要加上那，说“对吧？完全正确。那不擅长用日语怎么说呢？嗯，是“にがで”。这也是一个那形容词。好，我们接着来看对话。安娜回答说：“アニメの曲です。”动漫歌曲。 アニメ是动漫，它是 animation 的省略说法，是一个外来语。no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曲是歌曲。thi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安娜真是特别喜欢日本的动漫。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你唱过日语歌吗アンナさん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ありますどんな曲が得意アニメの曲で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奈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 kodoga adimas，表示曾经做过什么事。关于这个说法，我还想详细请教一下。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私が教えましょう。德勇老师说。 动词的他形表示过去或完了，后续。ことがあります表示曾经做过某事，有过某种经历。歌います是唱歌。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意思就是唱过。否定形要把あります换成ありません。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唱过的否定形是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没唱过。 请注意，他行后续 kodongarimas 表示曾经做过什么。这个说法不能和，昨日、上周这样的表示最近的词汇一起使用。这种时候，请使用动词的过去形。假设有人问你：“你看过富士山吗？”那么，如果你上周看了的话，你不能说“上周没到过东阿里 mas”。 上周曾经看过，而是要用“ます”看的过去形“ました”。看了，回答说：“先週ました。”上周看了。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这是电车行驶的声音吧？对，电车行驶的声音用日语来说是这样的：ガタンゴトン、ガタンゴトン。原来如此。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和电车关系密切的声音。这是铁道口的警报声吧？中文里是“当当当当”，日语是。 康刚刚。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嘎当果冻”和康冈冈。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第一次去了日本的卡拉 OK 店，听说有的人是一个人来练习唱歌的，感觉很意外。好，听众朋友，第二十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日本の歌を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你唱过日语歌吗？下节课接着给您介绍安娜他们在卡拉 OK 店里的对话。欢迎您到时收听。